ตื่นมาร้อมกับธรรมะมีสติมีสัมปชัญญะเพื่อจะตัวโลกร้อนทุกโอกาส刚刚起来很好，大家觉性都很好。เวลาไหนก็เป็นเวลาปฏิบัติธรรมเท่านั้นไม่ได้ 每个时间都应该是禅修的时间。对对没错，那那没那无论何时何地，都要保持决心，不要让自己。 เช่นเพื่อควขมหลงก็นำมันก็ทำกรรมที่ไม่ดี เช่นองค์ริมาตองริมานั้นก็ลงข้อมนเกิดเป็นมาโจรผู้ยิ่งใหญ่ในสมัยพระพุทธเจ้า在佛陀时代，在佛陀时代，秦汉不秋，就是因为

就马上觉知，马上有觉性，那么真心就会立即的消失。是。灭贪，灭贪恶，一切放落，得贪心，得贪恶，从不灭慢，得贪嗔。 执那比丘，在一条迷失的路上，做错了，他自己不知道；造恶业，他自己也不知道。啊，那那 我们的梨是可以停下来的，我们的贪是可以停下来的，我们的嗔是可以停下来的，它嗔痴都可以停下来。 当只那比丘拿着呃大刀在后面追佛陀的时候，佛陀说：“我已经停下来了，是你永远，是你一直都停不下来。” 我，我都说我已经停下来了，我已经停下来了。是你，你呀停不下来。为什么你停不下来？总归嘛，刚，刚开始提出来嘛，但关键呢？ 那么佛陀说完了那句话，我停下来了，是你停不下来以后啊，释迦牟尼。 上当下就放下了屠刀，他的心中升起了光明，因为佛陀的一句话让他有了觉醒。 我们的决心圆满，我们啊有了正知正见，有了正念，这一念正念就像啊等一会儿要升起的太阳一样，啊这个光明。 เราก็ทำได้เนี่ยฝึกตนสอนตนอย่ามาเชื่อเรา เวลาท่านหลงเราไม่หลงกับท่าน เวลาท่านรู้ท่านก็ไม่ได้ผลประโยชน์จากท่าน เราก็เปลี่ยนความหลงเป็นความรู้เปลี่ยนทุกข์เป็นรู้ เปลี่ยนโกรธเป็นรู้อย่างนี้ 我们要每天看自己，觉知自己，认识自己，告诉自己要把迷变成知道，要把嗔变成知道，要把贪变成知道，要把痴变成知道。每天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应该是这个。正明理查，伽马禅，真理查，铁佛，空空，陀舍，陀得，伽马禅，伽伽禅。什么叫禅修？禅修就是看自己，教自己，认识自己，改变自己。变成光光，贪利，六十多，六十多，光打的破灯花。 所以，我才常常跟大家说，这一次的贪是最后一次贪。 这一次的嗔心是最后一次的嗔心这一次的吃是最后一次的吃大家认真的、用功的去学习，每一次贪、嗔、痴都可能是最后一次了。

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好的，生的心都做的是好的，那么你只有善的，没有恶的，那么再不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呢，善的也没有，啊，更不要说。 刚才善要重复一句，连好的都不要，更不要说不好的所以大家在生活中要记住这句话。那么我们在。 修的过程中呢，还要有信心，有，呃自己给自己信心，自己给自己力量，要相信，说我只要有决心，我只要能觉知，我就一定能离苦。这才是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最应该做的事情，最有价值的事情，应该有这个信心。嗯， 有些人不相信自己，啊整天听别人讲，听得自己头昏脑胀。那么从第一天来啊，就告诉大家。 所有的答案，会通过你用功的心修行会得到的，但是很多人都不听，你就去问这个问那个，那么有问的时间就，呃，用这个时间好好的来用功有多好啊！เราจะมทำให้มันก็สติมันให้การของเราในาที่้ง ถ้าข้อมูลไม่ดีให้ข้อมูลตัวเองไม่ดีมันก็มันก็เป็นเป็นปัจจัยที่ไม่ดีเช่นคอมพิวเตอร์เราให้ข้อมูลที่ดีให้โปรแกรมที่ดีมันก็มีรูปที่ดีการมีสติมันก็เป็นการให้ข้อมูลเป็นทาพที่ดีขึ้นมาได้我们如果有决心，如果念念都能觉知，那么 我们的脑子里啊想的是好的，我们的身做的是好的，我们的口说出来的是好的，啊，是口意三业都是清净的，啊，最怕的是身做的是不好的，想的是不好的，那嘴里说出来的也是不好的，这样的人，这个生活怎么能没有苦呢？ เลาจึงมีการกระทำของตัวเราเองสิ่งที่เราทำอยู่นี้มันก็มีข้อมูลอยู่เห็นกายเห็นใจเห็นกายเห็นเวทนา เห็นความคิดที่มันไม่ได้ตั้งใจเห็นธรรมสภาวะธรรมที่มันเกิดขึ้นเปลี่ยนข้อมูลที่มันไม่ดีให้มันดีมันหลงเปลี่ยนข้อมูลให้มันรู้มันฟุ้งเปลี่ยนข้อมูลให้มันรู้ 如果我们有决心，就像啊刚才讲的，就像一个电脑，这个电脑里如果。 都是好的这个信息在电脑里面，都是好的东西在电脑里面，这个电脑啊，我们每天坐在那儿看，啊，就能得到一些好的知识。那么这个电脑如果出现了病毒，病毒，我都不碰电脑。如果电脑出现了病毒，出现了不好的东西，这个电脑就不能用了是吗？啊，这个电脑就有问题了是吗？啊，同样的。 这个就像我们大脑里面的东西也是一样的。人体的黄色瘤炎它当然，那是在年轻时候，นอกจาก从啰嗦粗了，然后变成从啰嗦粗，哎呀，那是在年轻时候，从肝、从胆，从啰嗦粗变到结石，越来越、越来越，没有了。 如果你的觉知不够，一念迷来了，马上知道如果你的觉知力不够，一念嗔心来了，也马上知道如果你的贪心来了，你的觉知力不够。 你马上要去知道，让自己回到当下的动作，这些都是我们每天在强调的。不管你的觉知力当下是怎么样的，那么通过我们不断的用功，当你的觉知力强了以后，这一面觉知啊，就是最最有意义、最最有价值的。 ถ้าเราเปลี่ยนข้าเป็นดีไปนั่งมากกลายเป็นศีลถ้าเราเปลี่ยนดีมีความมั่นใจง่ายๆทำความหลงให้เป็นความรู้ได้ง่ายๆทำความยากเป็นความรู้มันก็ง่ายขึ้น มันก็มั่นใจมั่นคงเลือกเป็นสมาธิ มันแม่นยำดีแล้วก็เป็นปัญญารอบรู้ 如果每天用功，通过不断的觉知，念念都是觉心，那么念念都是好的，身是好的，心是好的，念念都是好的，这个好的东西，就是像佛陀一样，像佛菩萨一样的一个境界。 หรือกำจัดกิเลสอย่างยาได้เช่นกายวาจาสมาธิกำจัดกิเลสจัต่างได้เช่นใจที่มันคิดขึ้นมา ปัญญาต่อกำจัดกิเลสอย่างละเอียดรอบรู้กิดก็รู้ถูกก็รู้ความรู้เป็นคำสุดท้ายรู้แล้วมันเป็นปัญญา 觉知，这个觉知，就是我们常常讲的戒。一个有觉性的人，一个没有贪嗔痴啊，一个有觉性的人，能觉知的人，才是真正有戒的人。那么，有戒就有了定，就有了慧。 我们通过这个觉醒，直接能产生的就是智慧，大智慧这个才是佛陀教我们的。然后，又讲到，戒是对治粗重的念头、粗重的烦恼；，定是对治中等烦恼；，只有慧啊，大智慧。 在最重、最重、最最微细的烦恼。身体提过来，叫作身体止叹；；สมา谛提过来，叫作สมา谛叹。叹出来，它会，它会变成呢喃、呢喃、呢喃的。它会变成呢喃、呢喃、呢喃的。它会变成呢喃、呢喃、呢喃的。它会变成呢喃、呢喃、呢喃的。它会变成呢喃、呢喃、呢喃的。它会变成呢喃、呢喃、呢喃的。它会变成呢喃、呢喃、呢喃的。它会变成呢喃、呢喃、呢喃的。它会变成呢喃、呢喃、呢喃的。它会变成呢喃、呢喃、呢喃的。它会变成呢喃、呢喃、呢喃的。它会变成呢喃、呢喃、呢喃的。它会变成呢喃、呢喃、呢喃的。它会变成呢喃、呢喃、呢喃的。它会变成呢喃、呢喃、呢喃的。它会变成呢喃、呢喃、呢喃的。它会变成 都有运，叫做借运、定运、会运。这个借运会有运的，大家知道吗？啊，如果你心里真正的没有贪嗔痴，你才是真正持戒的人。 คิดขึ้นมาก็ไม่ได้ถ้าคิดไม่ถูกต้องถ้ามันเศร้าหมองได้ก็นั่นตัวสติจะควบคุมควบคิดรู้สึกรู้สึกตัวเนี้ยแม้จะคิดก็ไม่คิดเป็นจิตที่บริสุทธิ์ตัวผมมัจจันแช่มันหลงแค่มันหลงไม่ไม่เปิดเพื่อนความหลงมันรุ้แค่มันรุ้ไม่เปิดเพื่อนความุ 什么叫破戒？很多人都讲这个词。什么叫破戒？一个念头，一个念头是有贪嗔痴的，就那么一个念头就已经破戒，不要等到你去做。 不要等到你去说出来，就是不要等到你的身和口去做一个念头，你已经破戒。了。所以，我们就通过动力场的学习，不断的觉知有觉性，每一个念头都是好的，每一个念头都是有觉性的。那么，这个人是不会破戒的。 ประกาศพรมจรรย์ร่องทั้งอัฏฐะร่องทั้งไปดัญชนะพอริสุทธิ์อริบุญณ์่นเชิงเหมือนชีวิตของเรานี้พูดให้ดูพูดให้ฟังทำให้ดูอยู่เห็นเมื่อจิตบริสุทธิ์มันก็ไม่ทำบาปทำกรรมมันก็เป็นบุญขึ้นมาบุญเกิดขึ้นก็คือโลกนะในการทำให้ดูอยู่ให้เห็นบริสุทธิ์ 佛陀是静者、觉者、大智慧者。佛陀在佛陀时代，啊，度众生也是，啊，每天讲给大家听，让大家听懂了，然后去做，啊，然后自己去找到真理。那么，啊，找到了真理以后呢，再去讲给更多的人听，再去度更多正在。

名利财色，现在的人修行，很多人都是为了这个东西。修行是为了要真正的超越生死，修行是为了要真正的解脱，真正的离苦。 ทำให้ัูเองเห็นพูดให้ฟังเป็นแบบอย่างเวลาใครหลงเราไม่หลงมั่นคงชีวิตมั่นคงไม่เปลี่ยนแปลงไม่ใช่ทุกร้ายทุกดีที่ว่าผมอาจารย์อาเทศใาจารย์ทิไม่ใช่ในกายเป็นอันเดียวกันถ้าครบทค้นกับมีเป็นคนคนเดียวกัน一个真正的 修行是没有好的，没有坏的，没有善的，没有恶的，不分国籍，不分宗教，啊，没有年龄、性别，呃的区分。那么它是清净的，它是干净的。那么到了最后，啊，这些人就像一个人一样。 ไมเกิดแบบนี้ก็เป็นการขนส่งให้พ้นไปทำมาพ้นจากปัญหาเนี่ยก็ขนส่งเวลามันหลงรู้พ้นจากความหลง เวลามันทุกข์รู้เวลามันปวดรู้พ้นไปแล้ว พ้นไปแล้วหลุดพ้นไปแล้วเรียกขนส่งอย่างนี้เรียกว่าศาสนาคือการผลส่งให้พ้นพ้นจากปัญหาต่างๆ所以我们讲的法 就是让大家啊，不断的从贪、从圈从区中解脱，不断的从啊嫉妒啊羡慕啊爱欲妄执这些东西中都解脱。了 曾经在一个大学里面是所有的听众去一个大学里面讲法，所有的听众都是天主教教徒。 因为这个天主教的这个教父曾经跟老和尚学过龙拳，所以他就把老和尚叫到这个教堂里面，去叫来了很多大学生，给大学生们讲动龙拳。 那么还有，还有呃呃天主教天主教的那些像出家人一样叫什么神父，还有十多个神父。 当我从门口走进去的时候，他们一看见我，全都站起来走了。哈哈哈哈哈！他们说：“我们เคย，有先生来สอน他。” 从来没有过，呃，佛教的和尚去教教父的。嗯，เราก็เป็นพระสงฆ์ในบุญใช่ไหมอ่าก็เป็นนะของเขาแต่เขาว่าจะให้นั่งยังไงเราก็เป็นพระท่านก็เป็นพระเราตามเราเขาจะว่าอย่างนี้ 后，我走进去以后，就问他们：“我是佛教的出家人，他们是天主教的出家人。那我进去要坐哪里？我是出家人，他们也是出家人。问他们说：那我要坐哪里呢？” 让让他们坐在他们的椅子上没关系，那我也坐在椅子上，嗯，那怕后面的人看不见，所以让我高起来一点，是为了让后面的人看到我。那么。 我就开始讲，我就第一句话就告诉大家，我来到这儿不是要教大家的，我是要来告诉大家到底什么是人。然后问在场所有人说，在场的人谁是人？举手。然后。 我也举手了，然后有很多人都举手，然后呢，他们也都举手，我也举手。把手放下。然后我告诉大家，每个人都有身和心。 在场的各位，谁有身，谁有心，举手。然后大家都举手我也举手。啊，说让他们把手放下，都放下然后，然后又问大家说，谁的身和心有问题？谁生活中有苦？举手。 不都举手？然后我也举手。然后又让他们放下。我讲到在话，ใครเคยแก้ปัญหาเรื่องการเรื่องใจในบ้านจะไม่เกินขาดยกมาขึ้นไม่มีประโยชน์。哎，ขออีกเล่าค่ะ。ขออีกเล่ค่ะ。ไม่มีประโยชนอกว่าใครแก้ปัญหาเรื่องการเรื่องใจก็เกินขาด 然后又问他们下面一个问题：谁能解决自己身和心的问题？谁能解决啊自己的苦？举手。没有一个人举手。 然后，然后我就告诉大家。 我们要来一起做这件事情，我们大家都互相帮助，因为，老外有身有心有苦，泰国人有身有心有苦，不论哪个国家的人，只要他是人都有身有心有苦，所所以我们要一起来帮忙，大家互相帮忙，啊，把这个身和心的问题看清楚。 把这个苦啊彻底的从我们的人生中解决掉。嗯，没错。菩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讲完这句话以后，他们都很感兴趣，每个人都瞪着大眼睛听我讲法。在南无大雄宝殿这个场所，从六、从三、从六、从九、从五、从三、从二、从一，开始礼拜，跟我们讲。 那么，这个贪嗔痴上的苦，我们的烦恼，这个生老病死，是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的。那么，当生气的时候，不管是老外还是泰国人还是中国人，生气的样子都是一样的。 大家坐在这里，慢跑的呢，共同进步。那好。我们大家，跟我一起来做手部动作，觉知。对，我在做手。啊，单手觉知，来一起的，往回做。觉知，方向觉知。啊，我两个路的人，刚才我路的聊的 我们。我们现在做的这儿，一翻手，你就能觉知了，是吗？因为你已经练了六天了，你们很棒了。那当时我教给那些老外，我说叫你们翻手，他们也翻手，啊，能觉知吗？能觉知。哦，老外也能觉知。 这个跟宗教没有任何的关系，这个跟你是什么宗教的啊教徒是没有任何关系的。然后问他们说：你们曾经这样知道过自己吗？曾经这样看到过自己吗？曾经这样有决心吗？ 都说 no no，从来没有，从来没有回过头来看过自己。都往门口走吗？no n 我就问大家，谁知道吗？都是 no no no。跟着我过这条路，你喜欢哪一这路？二十个二十分钟都没有过，半个小时都没有过，回头来看自己的，二十分钟都没有过。 那么人类都跑到月球上去了，为什么离自己最近的东西，就在自己身体上的东西，就是自己的身和自己的心，自己都不知道呢？跑到月球上去干什么呢？

这个真理就来告诉我们，我都在印度找到了这个真理，就希望全世界全人类都能够学习这个东西。เป็นคนที่ไม่ต้องการความเป็นไปเองกับบางคนไม่ใช่เป็นโมเป็นคณะตั้งต้นเจ้าของคนละทุกเจ้าตัดสู่อุปโยงของตัวเขาอยู่นักหนึ่งจะออกมาตอบตอบไปตอบ 那帮助他，他去他去念佛离俗；，再帮助他，他去他去念佛离俗。到那时候，他才到，他才到，他才真正得道。佛陀当时是，在菩提树下一个人，没有人在旁边教他，更没有人告诉他要如何的修行。他就是一个人，就像我们现在一样，一个人看自己。 认识自己，保持觉醒，是这样，佛陀才找到了真理。然后呢，呃，找到了真理以后，悟到了真理以后，才是出去外面，跟大家在一起，为了让每个人都能学到这么宝贵的东西，这么好的东西。各位太高兴了，不久时间那些高考。 科学的，科学的。那干嗯。后来还是在给老外讲座的时候，本来嗯他们之前讲好的就讲四十分钟，没想到一直就加时间，加时间，加时间，最后加到了嗯几个小时。然后呢，后来我们就都成为好朋友了。 这么好的东西，在泰国我已经讲了四十年、五十年。 效果也不是很好，因为全世界的人都很喜哭，苦，很喜欢苦，很喜欢跟苦在一起。那么来到了中国，发现中国人听得懂，听得懂我在讲什么，那么大家以后跟我一样，一起来帮忙来做这件事情。 那么泰国的南部一直有暴乱，已经四年五年了。那么他老人家说，他的寺寺院呢，也一直在努力着做这件事情。

嗯，啊，人家说他的寺院除了寺院的名字，下面还有一个名字，嗯，就是觉醒的基地。来到来到这个寺院都要有觉醒。 这个寺院就是为了要培养有决心的人。每个人都可以去。我一直告诉常住的比丘和在家人说，寺院不是我们的，没有什么是我们的。 我们在这儿是为了让更多的人都有决心，为了教更多的人都有决心，帮助更多人都有决心。每个人都可以去禅修比丘尼师傅也可以去，虽然那儿没有比丘尼。 那么，在我的寺院里，就跟在这儿讲的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讲身、讲心、觉性、讲觉知。把哪部的上后面让我们身和心的问题永远的停下来，让我们的苦永远停下来，让我们人生中所有的问题都停下来。 ให้เราพากันศึกษาเรื่องนี้กันอยู่กับเราเองต้องหลงก็อยู่กับเราเขาลูกก็อยู่กับเราเป็นสถาบันที่ไม่ต้องไปขอใครให้ต้องแม้ใครมาช่วยให้ทุกจับช่วยตัวเองเวลามันหลงให้รู้สึกตัวเวลามันโกรธให้รู้สึกตัวเวลามันทุกข์ให้รู้สึกตัวเวลาเรียมีปัญหาให้เกิดปัญญาเรื่อยไปเสื่อ所有的比丘 所有的出家人和所有的在家人，我都常常告诉他们：不管出现什么问题，回头来看自己，啊，解决自己的问题，不是去解决别人的问题，啊，不管你有多苦，你也回头来看自己，啊，不管是修行上的、生活上的所有的问题，都回过头来看自己，解决自己。人有 คำสอนของพระพุทธเจ้าไม่ใช่เพียงเท่านี้ศึกษาไปเรื่อยๆจนถึงที่สุดงานามหลุดพ้นพ้นพุนข์ถาขึ้นแล้วธรรมจันทร์จบแล้วจิตอื่นที่ทำมันมีอีกแล้วอย่างนี้เป็นที่สุดของทุกทั้งปวงมันมีที่สุดอยู่通过不断的修行，才能真正的理解到佛陀讲的此生一境，此生一境。 今天不是最后一天。今天不是修行的最后一天。 今天不是觉知的最后一天，不管是在寺院，还是在哪里，都要认真的觉知，不断的用功啊！不管在哪里，都要保持决心，有决心。今天不是最后一天。是，我 ที่ที่ที่สุโขทัยประจำปีก็ตั้งแต่วันที่ยี่สิบพฤษภาถึงวันที่สามสิบมิถุนาประจำเดือนทุกเดือนประจำวันเรามีอยู่ทุกวันถ้าท่านประสงค์จะไปศึกษาเราก็คิดว่าจะได้พาบทที่สงครามในเรื่องนี้有的学员啊想去嗯自愿 老娘寺院去禅修的话，嗯，我可以向大家保证，我不会带你们迷，我只会带你们觉知，带你们知道。讲话，老在话各种弄呢，哈 <laughs> 哈，老在干。布置群坐在旁边，有什么事情？那个高呢？嗯，就联络布置群。 不是只有我们两个寺院里，寺院里还有几十位出家师父，都可以帮大家，都可以教大家觉知。宝宝，我那那这那个，宝宝那派来的一块重刀呀。 想离苦的人，真正的想解决自己人生中的问题的人，在哪儿都可以修，在中国可以修，在泰国可以修。如果你要去我的那边呢，我也很欢迎，不用通过我的允许，想去就去吧。

睡在草席上，嗯，然后嗯，没有吃的很好，你们能行吗？行 <laughs> 行。啊，好，提起谈来，这没得约，破铜会玩，没得约，个人忙啊。但是，如果受困，就看他们了，我们就帮不了。 เราก็ช่วยอะไรไม่ได้เพียงแต่ตัวท่านทำอย่างนี้มันเป็นอย่างนี้ขึ้นมา อันนี้ต้องทำเองมีศรัทธาจากการกระทำของเราเองอย่างศรัทธาพวกเราอันนี้ไม่ต้องให้ศรัทธาการกระทำความรู้สึกตัวเป็นอย่างนี้ความหลงเป็นอย่างนี้เกิดความหลงความรู้อย่างนี้ศรัทธาในการกระทำของตัวเองอย่างนี้ปฏิบัติธรรม我从我从泰国来到彰化寺 是为了要教大家动中禅，是为了要告诉大家每个人都要有决心，是为了要告诉大家如何才能有决心，啊，是为了让大家对自己有信心，而不是对我有信心，啊，是为了让大家每个人都能看到自己，而不是看到我，我你们不用管我， <laughs> 们不要把重点放在我们三个身上，重点是你们自己如何看到自己的身、自己的心，如何能解决你人生中的问题，如何能让在自己在这一生、这一世就能真正的离苦，做一个有修行的人，而不是在我们三个身上迷哦，这个师傅有多好，那个师傅有多好，千万不能这样。 那么决心呢？嗯，通过你不断的培养，嗯，你发现它很好用，啊，它让我们的生活充满了自在，充满了清净。那เป็นหนึ่งสติง่ายที

八、嗯，我们嗯在日常生活中不要忘了觉知，嗯，不是一定要在做手部动作或者进行的时候才觉知，回到日常生活中。 每一时每一刻，不论是什么地点，都要不要忘了觉知。啊，老人家说，摩诃天尊者有一个弟子，这个弟子呢是在乡下去收棉花，收棉花，摘棉花，在摘棉花的过程中，不断的觉知，觉知，觉知，就见法。 摘莲花进法的。มีบางคนที่ประสบการณ์กับตัวเอง เวลาเขาเป็นแม่ชีประเทศลาวเวลาเราปฏิบัติกับเราเขาก็นอนตื่นขึ้นมาถ้านอนตื่นขึ้นมาเขาก็จิตใจก็ไม่เหมือนไม่เหมือนก่อนมันเปลี่ยนแปลงไปเขาก็มาพูดว่าให้ฟัง ไม่ได้อยู่ในรูปแบบประกาการรู้ธรรม ถ้าเราเปิดไปเป็นนิสัยอยู่เป็นประจำมาเช่ต่อหน้าต่อตามค่อยๆ เป็นไปเป็นไปเพื่อความหลดเพิ่มเป็นไปเพื่อความสงบเป็นไปเพื่อปณิธานได้ตั้งความรู้สึกตัว อาจจะได้ที่เป็นรูปแบบเสมอไป让让我们觉知成为生活中的一种习惯，以前我们习惯 是习惯贪、习惯嗔、习惯吃。那么我们现在把贪嗔痴的习惯变成觉知的习惯，时时刻刻觉知，二四六时睁开眼睛，一直到晚上闭上眼睛，时时刻刻都觉知，觉知成了一种习惯，跟觉性在一起，成为我们人生中、生活中的一种习惯。 มีโลโพอมีตัวมีเครื่องเสียงอยู่ในกระเป๋าให้ได้ยินเวลานี้เราจะพยายามช่วยคนจนถึงที่สุด ในเวลามันก่อนจะเดอดาจะไปช่วยตรงนี้นะถ้าเขายังทำไม่เป็นตอมันจนมาอาจจะเอาคนเช่นหาคนทุกข์ก็ไปสอนให้เปลี่ยนดู 如果跟觉性在一起成了你生活中的一种习惯，其实这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刚才有说。 和尚最近常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跑到一些医院里面去，告诉那边的护士，如果有人要死了，打电话给我，我马上就到。活着的人我要教，要死的人我也更要教他。嗯，然后就，他们有的能做手的动作就教他做手的动作。 有的人不能做手的动作，只能呼吸，就告诉他：，呼气觉知，吸气觉知。啊，那么在最后一刻，也希望他能有决心。两分钟的供养啊，常来常往，在路上见，虽然不见，都来常来常往，常念常道。 回到生活当中，重要的是，很重要的是。 不要一直希望得到一个什么，不管是生活中、工作中，不要希望得到什么。那么我更要强调的是，在修动中禅的过程中，不要希望得到一个什么。有的人告诉你，哦，有这样的阶段，有这样的阶段，再上去是这样一个阶段。你听了，你回来了，你就希望你要能达到那个阶段。你越这样想，越这样希望。 你越得不到，所以老老实实、实实在在的觉知、觉知啊，只是觉知，不要想得到什么，不要抱什么所谓的希望。不是说，不是说练习功夫长了。 生活就不正常了，工作也不做了，嗯， <laughs> 家庭也不管了，不是，佛陀没有这样教我们，我告诉你们的是，让你们在日常生活中，不管是工作、家庭、做饭、洗衣服，都要觉知，这才是佛陀教大家的，也是斗梦禅教大家。